现在时间十一点十一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央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非常帅气的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诗伟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好，今天呢邀请黄千耀医师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夏天。 <laughs>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各式各样的问题呢都会。 变得相对严重，对不对？因是因为呃高温湿热的关系嘛。对，只要天气热，比较容易流汗，那来皮肤科就诊的人数就会特别的多。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聊聊的是狐臭哦。呃，其实呢，有狐臭的朋友呢，自己本身都会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晓得，真假的？有人闻不到吗？他其实也不是闻不到，他就是习惯了。 只要习惯，他就觉得嗯，好像还好，反正我每天差不多都这样子。哎，我好像没问过这问题，哎，狐臭的人是天生一生出来没多？嗯，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有狐臭的？总不会是还是 baby 的时候就说，哎呦，这 baby 有狐臭？ <laughs> 好像也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对，其实绝大部分会有狐臭的人，大概都要到青春期之后，就是他的这种。 呃，我们所谓我们叫顶江线，它就是在腋下一些比较大、比较容易分泌这些汗水的这个这个汗腺哈，它变得比较活跃、比较大的时候，嗯，才会慢慢有味道。所以，baby 其实几乎都不会啦。其实你看，我们 baby 闻起来每个都是香香的， <laughs> 对呀，对，就是因为它的汗腺并没有这么的大，它也不容易会。 呃，分泌这类容易产生味道的汗水。哦，了解哈。那呃，所以是等于说青春期开始生长，然后。 顶江线也发育的比较完整了的时候，所以不是荷尔蒙的关系，对不对？呃，其实严格讲，它跟荷尔蒙并没有太大关系了。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本来在呃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状况嘛。嗯，那我们身体慢慢的成熟，长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些呃我们说的汗腺它开始变得比较完整了。嗯，那会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呃，到底狐臭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我相信我们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顶江线，对不对？对对。 <laughs> 那为什么有些人有狐臭，然后有些人没有？它的差别是在哪里？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狐臭，它主要就是汗水来的了。那我们的汗水呢，是经过我们一个叫汗腺这样子的东西排到我们的皮肤上面来。嗯，那在身体不同的部位，它的这些汗腺呢，有大有小，然后它的这个组成也稍微有点不一样。嗯，那一般在腋下或者是像胯下这些地方，我们会有特一种特殊的汗腺叫顶浆腺。嗯，就是它的这个腺体。 比较大，那它分泌的东西比较容易有味道。嗯，那其实，在呃古早的时候，就在其实动物也有类似这样子的构造，它们的目的就是产生特殊的气味。 好，那去标示说这是他的地盘哦，哎，这是古早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在野外求生的时候，它像其实现在很多像是猴子啊，什么都还有类似这样子的的一个一个行为模式，嗯嗯嗯。那当然这是古早的时候啊，他们那时候就是味道越重，那当然越好嘛，表示说这个这个地盘我画的越稳，好，你不要进来。但是在现在。 比较，嗯，就是说在人类的文明对人类文明社会里面就不需要，对不需要这样子，我们有另外的方式去标示我们的地盘。嗯嗯，好，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反而味道就不是很理想。你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的汗其实都会有轻微的味道，然后只是说，呃，有一些人他的味道就特别的浓郁。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 汗会有味道，或者会有狐臭。第一个，我们就是汗水。嗯，那汗水它并不是只有水啊。嗯，汗水里面它事实上会有一些我们叫蛋白质，就是我们身体呃经过一些代谢排出来的废物。嗯，那这些蛋白质呢，在随着汗水排出以后，就停留在我们的皮肤上。嗯，我们皮肤上面又会有一些细菌。那这些细菌把蛋白质分解以后，就会产生一些特别的味道。嗯，那随着我们汗水分泌的量不同，还有里面蛋白质的量不一样，还有细菌的量也不一样。 就会造成有的人他的味道特别重，那有些人他就是怎么流汗都没什么味道，哎，这个就是会有狐臭跟不会有狐臭的这个原因了。所以我要来讲有关于狐臭的一些呃常见的迷思，嗯。疑心一定是这个男生他不爱干净都不洗澡， <laughs> 所以才会有狐臭， <laughs>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并不是哦，其实很多人他。 嗯，个人清洁做的非常的好，嗯，它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味道，嗯，因为我们说狐臭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汗水，第二个是皮肤上面的这个细菌，对，那皮肤上面这些细菌，事实上很难靠外在的这些不管是清洁或者甚至连擦的一些呃药外用的药物来来完全的消失啊，嗯，所以。 不管你怎么洗，哦，当然刚洗完一定会比较香，嗯，但是呢，马上它慢慢味道又会再出来，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分清楚，有的人他是诶没洗澡 <laughs> 那个味道，没洗澡所有人都会有味道了， <laughs> 哦，你久了白酒一定会有味道，对，但是狐臭这件事情就。 不见得说跟你没洗澡有关系，但你没洗澡，再再像狐臭的味道，一定是更更重，对，更重。但是，呃，并不是说我们只要是有狐臭，就就会嫌他说没没洗澡。其实不是啦，哈，其实我们也在夏天常会碰到有些妈妈带。 那个他的小朋友来，嗯，好，因为现在放暑假，很多他就妈妈带来，说啊，医生，你看这他都不洗澡，味道很重。我说这其实也不是啊，他是无辜的啊，他 <laughs> 本身就有的味道，跟洗不洗没有关系。那像那男男生的腋毛啊，如果把它全部都刮除干净之后，会不会就是哎？ 对吧？对，胡胡胡臭都是来自腋下，对不对？应该不会有人来自该冰吧？ <laughs> 应该其实其实也会， <laughs> 也对，也有人该冰会有这样子的味道，但是因为该冰通常闻不太到啦，就是你因为穿裤子。 比较多层啊，哎，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穿长袖的，把我的腋下闷住的话，那味道是散不出去的是？比较不会啊，所以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突然间觉得他自己有味道，或者想要他处理，就是因为开始穿短袖的、无袖的，那味道比较容易飘出来。那冬天你如果穿，比如说长袖或者很多层的外套，那但味道相对比较不会透出来。当然，那就是你回家自己自己会闻得到，可是。 至少不会说，呃，比较容易飘到旁边去这样。那把腋下的呃毛全部都刮干净把腋毛全部都刮干净会有助于减呃呃改善吗？对，会稍微有帮助，因为把这边的毛发弄干净，它至少汗水比较不容易积在那边嘛，所以还是或多或少会有帮忙的。男生的腋毛都刮干净这件事情，你们男生怎么看待？会觉得很奇怪吗？还是还好？ 其实还好啦，但是的确在目前的嗯大大环境的这个审美观来讲，大家还是会觉得男生刮疫苗稍微有点怪怪的，不太寻常了。但但是。 就是，那现在已经有男，蛮多男生会去修剪形状了？对对对，其实也慢慢看到越多人会，就是越来越多人在有有男生在修腋毛这样子的习惯。了解哈，那还有呃，所以第一个常见的迷思，并不是它不卫生，它可能洗了再多次澡，但是随着汗汗水分泌，还是会有味道嘛。那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哦，狐臭只有男生有，女生没有？嗯，其实女生也不少。 而且而且，事实上，大多数来呃想要寻求解决狐臭问题都是女生比较多啊，男生臭就算了。对，大家都觉得男生嗯，男生本来就臭，男生 <laughs> 还好。女孩子也会有狐臭女生其实比例也蛮高的，有时候这个就我觉得她就是觉得自己其他都很好啊，她也漂漂亮亮的啊，但是就就是味道比较重哈，有时候真的会造成一些社交上的困扰。嗯。 对，所以其实男生女生都会，嗯啊，但是来寻求解决的，事实上是女生比较多。OK，好，那第三个就是医生刚刚讲到说呢，这跟我们汗水分泌出来里面的蛋白质跟细菌也都有关系嘛，所以是讲会不会是比较爱吃肉的他。 加淡结石，然后爱吃辣的、喝酒的、抽烟的、熬夜的、喝了太多咖啡因的之类，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的人，比较容易会让他的狐臭更旺盛。其实饮食真的会有影响，尤其是吃一些味道比较重，嗯，就是香辛料比较多，比如说蒜啊、葱啊这一类，然后。 呃，像像咖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香料，对我们这些这些调味重的东西吃多了，我们排出来的汗水其实味道也会变得比较重。所以，我们常说，呃，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呃东南亚热带地区国家的，因为他们吃的都新香料比较多的食物嘛，我们会觉得他们身上的味道似乎比较重一点，体味比较重一点，这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对不对？对啊，就是说。 哎，当然，就比较嗯，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不能说味道比较重，就是说他们就是会有这些香料的味道了。哎，那但是像比如说蒜，其实是蛮蛮呃蛮容易引起我们这汗水味道比较不好闻的这种一个东西之一。就像我们有时候吃完蒜头就跟人家讲话，你会发现人家会退后一步一对，吃完韭菜水饺也会，就他往后想说：“哎呦，你怎么了？”这样子哈，好，所以啊。 包含了卫生，呃，习卫生习惯其实不会影响到，但但当然，如果你卫生习惯不好，还是会有哈。然后男生女生也都会有饮食习惯，爱吃肉的人，爱吃辛香料的人，也会有所影响，对不对？好，那医生真的有狐臭的话，现在有什么样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其实解决狐臭呢，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就是擦止汗剂。好，一般。 就是在比如说开架式的药局里面买得到那种，不管是滚珠式的啦，就是抹上去的，或者是用喷的纸，膏状还有膏状，对，还有膏，就是有抹的跟跟喷的，大概是这两种。那这事实上是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啦，因为它，哎，不贵嘛。 然后呢，你在每天在家就可以使用，而且非常容易取得，再加上它也没有副作用。我的外国朋友他们都有擦止汗剂的习惯，而且是把它当成就很像是洗完澡再擦沐浴乳一样的随手跟顺其自然跟理所当然。但我身边的台湾人是比较少，可是医生有一些台湾人就会说：“哦，不好，这样会堵住毛细孔，会让你的那个味道更臭更重。”这是有道理的吗？诶，其实这个这个问题哈，呃，他讲讲。 那对也讲的不对，怎么说？那为什么我们抹这些止汗剂能够减少汗水的分泌？它事实上就是把这些孔堵住，嗯，啊，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这样，没有错，嗯。但是它并不会说造成什么阻塞啦，还是什么汗流到其他的地方啦，或者是味道变得比较重，它实际上不会，因为它这些东西慢慢。 它塞住的东西还是会溶解掉，它的那个孔还是会通了，并不是我们又不是用什么水泥还是什么 <laughs> 细胶把它封死，它就是暂时的。所以要补差是不是？对，大概就是，呃，一般人来看我们流汗的量还有天气，大概就是半天，呃，有的人可以撑一天了。嗯，那的确像国外很多人，他就是把它当成。 当成我们常规，就是你出门就是习惯上，就有像有的人出门就是啊，头发要抓一抓啦，啊，要化化个淡妆啊等等，他就是把它放在他出门或者起床的这个步骤里面，必做的事情之一。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改善，哎，最经济实惠又就是你，我觉得如果不是很严重的人，事实上看用这个止汗剂都能够达到蛮好的效果。那要动手术吗？对，但。 如果觉得止汗剂，比如说效果真的不如预期，或者是有的人觉得很麻烦呢，觉得每天要抹，觉得很讨厌，或者是有的人他抹了味道觉得还是不太好，嗯，那目前大概有三种比较常用的处理方式。好，第一个最传统来说就是手术，嗯，好，那手术它的原理就是把我们这些汗腺把它给，嗯，可以说把它挖掉了，嗯，好，所以它做法现在有很多种，但是。 大方向就是说，他会把在腋下开一个洞，嗯，好，然后把腋下里面这些多的汗腺把它刮掉。那那别那那汗排出来，在中医，在很多的医生都会觉得，哈，排汗是排除身体里面毒素很好的一件事情。对，那你把汗腺挖掉，那排不出来的汗去哪里？那其实我们其他地方还是有汗腺的，我们全身。 就是从头顶到脚底都有汗腺，那我们只是把一小部分就是腋下的汗腺拿掉，它并不会造成什么太大影响。所以你这是跟治水工程一样就对了，就 <laughs> 是 <laughs> 我们把容易造成水患的地方先把它对，把堵堵住，对，然后从其他就是这样嘛，疏浚嘛，对对，就是其实我们其他地方都还是会分泌，所以事实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那这是最。 传统的做法是，那当然这样光是听就很可怕嘛，对不对？对啊， <laughs> 实际的状况更辛苦了。嗯，因为他做完这样，他会大概肿胀，那么一一到两个礼拜。嗯，哦，所以那两个那两个星期会蛮不舒服的。是，尤其腋下是每天都要动到的地方，你手不可能就是直挺挺的摆正。对呀，对，所以会就是这一两个礼拜恢复期比较长一点。嗯，那再来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有疤痕，因为开一个洞嘛。嗯，有的人他可能会。 呃，疤痕变得比较不好看，有人会觉得自己怎么解决一个问题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嗯，好，那手术的话，大部分的人是可以维持大概三到五年。这么短时间？诶，对。 <laughs> 怎么会？为什么？ <coughs> 诶，不，这这不是跟什么？ 呃，切除肿瘤之类一样的，切了就切了吗？为什么只能维持三到五年？对，就是理论上它应该是可以达到永久性的改善。嘿呀，嘿但是因为这些汗腺，它并没有办法被我们完全百分之百的都刮掉。是，因为它它太小太小，事实上肉眼看不见了。嗯，那只能够说凭经验，医师操作经验去尽量的把它去除。嗯，那当然有这种东西，就是看医师的技术。如果他技术很好的话。 呃，也有机会达到很长期，好几年，甚至就是永远就解决掉了。但是我们只是说，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看到案例来说，差不多是三到五年。嗯，哦，那意思就是说，还有可能要接受再次手术的可能性。对，有的人他就是慢慢的会，他又开始有觉得有味道，但是绝大部分即使。 复发，嗯，味道都不会有一开始那么的厉害了。就是他可能还是觉得，呃，比如手术完，他觉得哇，我现在都没味道了，嗯，然后过了五年后，觉得嗯，好像又有一点点，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的糟糕。OK，哈，所以动手术是一个比较呃辛苦的解决方式。对，好，那另外还有听说现在有很流行的是打肉毒杆菌，是不是？嗯，那肉毒杆菌素有些人他会听到听听过这个东西，那主要是做除皱，嗯，但是肉毒杆菌素它。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抑制我们汗腺的分泌，就是让我们的汗腺比较不容易流汗。嗯嗯，所以呢，现在它呃有一部分的一种治疗，就是把这些肉毒杆菌素打在腋下。嗯嗯，好，那打腋下，它的汗水变少之后。 我们的这个皮皮肤上的细菌没有这么多的汗水能够去产生味道，所以整体的情况它就会改善。嗯，那这个的打入感霉素的好处就是它几乎没有恢复期，嗯，它治疗的时间非常短，而且相对起来不痛苦。嗯，嗯，只要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就结束了。但它最大的坏处应该是一。 也要时间更短吧？对，时间会更短，要一打再打。 <laughs> 对，大概就是维持差不多六个月到，有的人可以维持到九个月的时间。嗯，对，所以这是一个它等于是，呃，有好处也有也有坏处啦。哈。好处就是它恢复期很短，缺点就是比较贵了。我们讲很实在，它其实是这里面最，我想算是投资报酬率相对起来比较低的方式。嗯。 呃，所以医生到底有狐臭这件事情，嗯，他是不是遗传的？他这么搞得我们这么辛苦哈，又要涂止汗剂，又要动手术，又要打热毒杆菌，花的钱都不少哎。对，其实跟遗传会有点关系， <gasps> 但是这这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出生事实上也就决定了，哎，再去怪自己的爸妈也没有用。好， <laughs> 事实上有时候不见得是呃父母亲这一辈，反正我我们有发现很多，他父母亲他说我也没有这样子特别味道特别重啊，嗯，啊这个就是说可能是你更早以前的。 不知道哪个祖先留下来给你的，嗯，啊，或者是每个人的体质本来就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医生，其实流汗流多，我们觉得还好，反正就是勤洗澡、勤擦拭嘛，对不对？但是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顶浆腺出口的这些细菌，是不是？对，这些细菌我们有没有办法，比如说吃什么呃抗生素啊，或者是用其他方法把它彻底的消灭掉呢？其实很困难，因为这些细菌它并不是说造成我们的疾病啊。其实呢，我们的人他 我我们并不是身上本来就是很多细菌的，我们并不是身上都是很干净的。嗯，好，那本来的不管是我们的皮肤上面，或者是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本来就有一些细菌，那我们叫共生菌，就是大家和平共存，甚至它会提供我们一些保护的作用。哎呦，所以这些细菌你没有办法靠不管是抗生素、吃的或者是擦的，让它永久性的不见了。嗯，哦，就是除非就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当然可以办得到，但绝大部分没有办法。 靠靠药物来解决，嗯，所以这些细菌它一定还会在，嗯，那不，我们现在处理狐臭的几种方式，我们的原理其实都是减少流汗，是，好减少汗水，并没有去减少这些细菌的量，所以呢，我们在跟呃患者在沟通的时候，其实都会先判断说你是流汗多，嗯，好，然后水味，然后味道也多，味道也重，还是你流汗其实不太多，但是味道就很重啊。 哎，那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先去评估这个治疗之后的效果如何。嗯，因为我们解决的都是汗水的问题，是汗水减少了，那味道当然相对起来会比较少。嗯，但是有些人他的汗并没有特别多，嗯，他的味道还是很重，那这样子做治疗的效果呢就不会那么的好。 这这种人就又更相对的辛苦了，对不对？哈，呃，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的是有关于狐臭啊，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清耀医师。呃，民众在夏天呢最没有办法忍受的臭味排行榜当中，第一名是狐臭，第二名是汗臭，第三名是脚臭。而这这一些的排行榜当中呢，呃，事实上呢，蛮多人会因为有狐臭呢，他自己本身就有社交障碍，他也他他。 他他自己也是闻得到的，至少他他就算闻到，他觉得不不以为意的话，旁边的人不喜欢的感觉，他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现在在医学上面有方法可以来帮助改善，也提供听众朋友做参考喽。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三分，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一起聊一聊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任何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除了我们今天所聊到的狐臭，还有长青春痘、长鱼尾纹， <laughs> 要打肉毒杆菌，要打。 玻尿酸要做雷射的晒斑、干斑呐，呃，各式各样黑斑等等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医师，我先问一下，我这夏天被蚊子咬惨了，嗯， <laughs> 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是因为我体温特别高，还是我爱吃肉吗？其实跟体温真的有关系啊。我我也是那种特别容易，我就热情如火的人呐。 <laughs> <laughs> 好了，你也是啊。对我也是，就是大家你看起来很冷静哎。 但是我我其实本身蛮怕热的，而且很奇怪，就是在同一间房间里面，嗯，大家都不会咬，就是先咬我，嗯，就咬咬饱了，然其他人就不会再去咬。我也会先咬你，应该你是小鲜肉， <laughs> 小鲜肉医师。对，所以这个其实蚊子为什么会特别容易咬某些人，嗯，还真的是跟体质有点关系啦。第一个就是温度，嗯，那。 我们当然有所谓这种标准的体温嘛，就像我们有时候呃，比如说感冒啦、发烧去量体温，他跟你说啊，超过嗯几度你就算发烧。嗯，但是每个人的体温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异。嗯，那我们一般人不会有感觉，不会什么不舒服，但是蚊子它很特别，它就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差异。嗯，那在体温比较高的人，就特别容易被蚊子找到，它、就特别会咬你。OK，所以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 跟我们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关啊，就是我们我人还是会排放二氧化碳，我们吸对，就是吸进氧气嘛，代谢掉会排出二氧化碳。嗯，我们排的量比较多的时候，嗯，蚊子也特别容易去闻到。你如我会，我肺活量好的话，也比较容易被咬，是不 <laughs> 是？是可能有关系。 <laughs> 还有就是代谢，我们每个人代谢的这个这个机能的效率也不太一样啊。 哦，所以这是最啊，医师的网站上面写说代谢的乳酸、尿酸比较多，医师就比较容易找到你。所以我不是比较胖的，就是我比较多运动，所以我有乳酸。就是代谢，每个人代谢的这个过程其实都不太一样。就你如果排放会比较多，那呃或者流汗流的比较多，它就比较容易会找到你去咬到。你这样哦，了解哈。但市面上现在都已经有很好的防蚊液了啦，我觉得效果也都蛮不错的。还有一种是被咬了之后超痒，对，它是专门。 喷那种被咬之后的痒，可以让你一喷之后就比较不痒的。它会比较，就通常都是会凉凉的，所以会的确会暂时有点止痒的效果。但是如果真的很严重，有时候它还是没办法压住，还是要靠一些不管是外用或是口服的药。嗯，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个风景很美的地方啊，我都想说啊，我还是要穿长袖长裤。对，真的还是要。最近太多被蚊虫咬伤的人。 呃，不是，而且不是，不是说怎么这里有那么多蚊子？是你去他家好吗？对， <laughs> 你去，哎，蚊子本来就应该要长在有水有草的地方旁边，这正常的嘛？对，那其实是你到他家去了，所以对你打扰到人家了。好，我们来接听没有电话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有关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现在接林小姐，你好，喂，哎，医师好，主持人好，哎，我要请问一下哈。 我那个指甲哈，有点像千层派那样。嗯，那不晓是营养不良还是缺某种维他命。嗯脚指甲吗？还是手指甲？手指甲、脚指甲都一样。哦 o k 哎，像那个变成一层一层的。嗯。那我有看电脑，他说营养不良，但是他没有讲说缺某一种，是缺 A 还是 B 十二还是还是啊？还是。 那个一还是西？我让医生回答你哦，哈，谢谢。嗯，是，就是我们有些有些朋友，他的指甲真的会比较脆哈，就是嗯，像刚林小姐讲到，好像千层派一层一层。嗯，那这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很多家庭主妇她因为碰水碰太多，嗯，哦，这个水它会造成这个他指甲的结构变得比较脆。嗯，那有些人呢，他天生指甲就是没有长得那么好看。其实我们每个人。 呃，其实都会有点不一样哦，有的人他就可以长两百公分，那有像我有的人就没办法， <laughs> 你也不能来说每个为什么我不能长到两百公分啊？没办法，天生就是这样。好，所以每个人的指甲本来就会有好看的、比较光亮的，跟没有这么好看的。那呃，刚刚林小姐讲到说这个营养部分，营养其实可以多补充维他命 A 了哈。而事实上最简单、最天然的方式呢，就是吃红萝卜。 哎，每天吃一块，不管要打成汁、要炒、要生吃，什么都可以。红萝卜多吃一点，它对我们的指甲生长事实上会有帮助。OK，还有呢，就是指甲上面也可以擦乳液。 哎，你可以拿不管是护手霜还是擦，你甚至拿脸上擦如意也可以擦。它用指甲的这个含水度比较高的时候，第一个它会看起来比较透明、比较透亮。嗯。第二个，它也比较不容易分层，这样一直裂开。嗯。好，所以这是可以提供给林小姐参考的几个方式：第一个，少碰水。嗯。好，第二个，红萝卜多吃。然后呢，指甲擦一点如意。嗯。或者，当然，现在还有更。 讲究的来，这种叫护甲油。嗯，好，那事实上它其实就是呃，跟如意类似的成分。你说的是我们做指甲的指缘油，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东西，好，也可以都试试看了哈。李小姐，你好，李小姐，好，所以请说，呃，我请教的是说，那个关于手术后造成的蟹毒肿这个部分的话，呃，怎么处理？因为。 呃，我的就是人工血管拿掉了以后，造成了血足肿，然后痛了三个月，嗯，然后就就呃，打算要去看皮肤科，那可是我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形是怎么，皮肤科都怎么处理？OK，好，谢谢你。哦，蟹足肿很不容易哎，对，蟹足肿，蟹足肿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厚的疤哈，嗯，那会。 有蟹足肿，它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跟个人体质有关，啊，有的人他天生就是会，的人他天生就是比较不会。嗯。那再来呢，也跟这个伤口的部位有关系。嗯。有一些部位特别容易长，比如说胸口，嗯，还有膝盖，嗯，手肘这种弯曲的地方，像肩膀其实也算。嗯。那如果发生蟹足肿，我们大概会考虑几个方向，就是要怎么解决，主要是看说它困扰你。 哪一个部分？如果说像李小姐她说会觉得不舒服，有的人是会痛，有的人是会痒。对，那我想是一定得治疗了，因为你放着不管，它并不会解决。为什么会痛会痒啊？它不就是疤痕吗？对，其实疤痕呢，它就是一个不正常的这个愈合，就是我们的皮肤本来应该要。 恢理论上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百分之百恢复本来的状态，但是有些人他的这个伤口没有办法这么的理想的愈合，嗯，那他在里面呢会有一些不正常的神经血管，所以会特别敏感。有的人会痛啊，就是像抽痛；有的是就是觉得按到会不舒服，甚至有的人觉得痒的很难受这样子。嗯，好，所以如果是会呃不舒服的话。 那大概都还是建议会治疗。那治疗腺瘤肿的这个不舒服，我们主要就是打针啊，嗯，哦，就是在这个腺瘤肿上面打针，嗯，那打就是打所谓的类固醇。那对于这种症状上的这个改善呢，其实都会有帮助。嗯，那有的人他在意的是美观的问题，他觉得凸在那边不好看，嗯，那这个解决方案就比较多。第一个。 用这个打针还是会有帮忙，就是打类固醇，它还是会让它慢慢的改善。那另外呢，有的人他真的怕针，不喜欢打针，我们也可以做一种叫冷冻治疗。嗯，冷冻治疗它就是喷一个像干冰的东西上去。 呃，让它慢慢的消下去，慢慢的萎缩。嗯，那再来呢？还有像很痛吗？ <laughs> 会痛吗？还蛮痛的 <laughs> 啊！我干， <laughs> 还蛮痛。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镭射。嗯，好，那通常呃这三种方式有的有的会会同时进行。嗯，好，那么经过几次治疗之后，这个蟹足肿绝大部分都是会改善。嗯，但是蟹足肿有一个很讨厌的地方，就是它复发机会非常非常的高。哦，即使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 变得比较平了，没有不舒服了。可是大概有一半的人，就是在一年左右，还是会在又又开始膨起来。啊，天生体质的关系，所以的确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如果说身体能盖过去，自己也没有觉得说太大的痛痒不舒服的话，其实对啊，就其实与它和平共存。对，只要没有不舒服，事实上。 呃，这问题本身不影响健康了。嗯，那当然，如果不舒服，可能还是得改善一下。OK，好，这是回答李小姐的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持续的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有关于任何皮肤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黄千耀医师。林呃，另外一个林小姐，你好，林小姐，喂，是，医师，好，你好，可以请教。 那个我女儿平常呃是没不会散发出什么味道，但是流汗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臭。那请问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那还有就是刚刚说的狐臭问题是，呃，因为被呃他因为他身上有一种菌种。那请教，那跟这样的人接触的话，会不会呃被他那种菌种寄生到身上，自己也开始散发狐臭？那那个菌当初又是怎么？ 寄生到这个人身上，嗯，谢谢医师，好，谢谢你，谢谢。那这问这问问题问的非常好。好，其实我们先回答第二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细菌的问题啊。其实这细菌并不会说经过接触然后就传染到我们的身上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不管是皮肤或者是肚子里头或者肠子，它都有很多我们叫共生菌。嗯，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个保护，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细菌，然后大家组成一个特定的这个团体。嗯，好，那可以。 让我们的这个皮肤或者是肠道维持在一个最稳定的状态。嗯，所以你这时候如果有一些外来不是本来的细菌，它其实是会被这些所谓的共生菌把它消灭掉的。嗯嗯，所以并不会就你本来没有狐臭的，然后摸一摸开始变得有狐臭。嗯，这是第一个。那再就是林小姐讲到说她呃小儿女儿平时。 平时没有狐臭的问题，但是一流汗的话，真的很臭。对，就味道比较重了。那当然，这个有有可能它就是单纯的汗臭，那流汗本来难免就会有点味道。那再其实有可能它就是轻微的狐臭，只是它在平常没有这么厉害，它流汗流多了，当然味道就随着散出来。嗯，对，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它是因为随着流汗味道变重的，做狐臭的治疗相对起来效果都不错。嗯，那。 改善的方式，像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手术，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提到，就是可以打肉毒杆菌素，嗯，或者是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新的做法，叫做微波止汗，嗯，它就是用一个。 呃，特殊的这个机器去把我们皮肤下面的这些汗腺，这种顶浆腺，把它给破坏掉。嗯，好，那让我们的这个汗水比较不容易分泌出来。嗯，也是这三种，大概是目前主流，主要可以改善这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嗯，好，而且其实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夏天真的很容易流汗。嗯，呃，我自己就是流汗，在在身体其他部位都还好，但我流汗在脸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痒啊。所以其实一流汗的时候，马上去擦拭跟呃。 甚至现在很多超商那种卖湿纸巾，对，把它擦拭干净之后，其实会让自己也舒爽多一点，对不对？其实流汗一定要赶快擦干。嗯，夏天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流汗，然后你闷在皮肤上面产生香港脚，对，包括香港脚，包括湿疹，包括汗疹、汗斑、毛囊炎，还有青春痘，哎，其实都是跟流汗流太多，然后你没有赶快把它弄干净有关系。嗯，所以重点就是流汗。 呃，应该这样讲，预防重于治疗了。如果能够待在冷气房，那当然是最理想。但是毕竟不可能整天都关在室内，嗯，我们还是得出去嘛。那出去只要流汗，就赶快擦干。嗯，那擦干的这个工具其实都可以。你如果手边有卫生纸，就用卫生纸；你有毛巾，就用毛巾。嗯，那当然如果讲究一点，你要用。 呃，湿纸巾等等也可以，好，但是只要能够把它擦干就是 O K 的，用什么东西擦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啊，我们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进行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八分，欢迎回到《民安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关于呃皮肤科方面的相关问题哦。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这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皮肤科时间呢， <laughs> 要请大家把握一下机会喽。那先来接另外，哎，今天都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喂，哎，请说。好，大夫，我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你。好，第一个就是你的头部啊，脂漏性皮肤炎啊。嗯，第一呃，这个到底能不能治疗好？那比如说刚好呃，就是说洗好头发之后，隔天就非常非常的痒。嗯嗯，哎，奇痒无比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指甲。嗯，那这个指甲的旁边啊，左右边有时候呃碰水的话之后，就会有被呃切割啦、缺损啦。 等等这些问题产生，嗯啊，还有角质层啊也会形成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请您跟我们解说那香港脚、飞指甲如何去照顾它。OK，好。第三个问题，好，谢谢你，谢谢，好，医生。第一个问题，那个头的脂漏性皮肤炎哈，脂漏性皮肤炎它算是一种。 慢性的皮肤发炎，就是比较皮肤比较敏感脆弱。那脂漏性皮肤炎呢，在外观上看起来，第一个它会有点红，那稍微严重一点呢，有的人会有一点血血，而且看起来会有点黄黄的血血。嗯，那常比较常看到的部位像头啦、眉毛啊、鼻子旁边，其实都都会有。那的确，我目前没有什么太好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它的方式。大部分的脂漏性皮肤炎，它都是反反复复。 呃，一段时间，那当然也没有那么悲观，说它就不会好了。但是，嗯，时间上看，真的会拖得比较久。嗯，那有几个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脂漏性皮肤炎有一点点类似我们俗称的所谓“火气大”。嗯，哎，你只要压力大，然后吃到什么刺激的东西，它就会变得比较严重。嗯，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向去做改善。嗯，那可以的话，当然就是少熬夜。 哦，那比较刺激的东西，比如说辣的、炸的，尽量少吃，嗯，这样可以减少它发作的这个次数。嗯，好，那如果你觉得它上面真的屑屑很多，或者是觉得很痒，可以擦一点保湿的乳液，包括头皮事实上也都可以擦，嗯，好，这样它可以减少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好，OK，呃，第二个是讲到指甲的问题，对啊，指甲我们。 我们前面那个好像有位听众朋友也有提到，就是他指甲比较容易会裂开，有一层一层的。对，其实我们常碰水，真的就是对指甲，甚至对其实指手的皮肤都会有伤害。好，那能够避免，当然尽量避免。那我知道很多家庭主妇并没有办法完全不碰水，戴那个手套洗碗呢？对，戴手套是一个解决的方式，但是大概半个小时你还是要拿起来透气，要不然手会流汗，到时候还是闷在里头。 那如果真的碰了水，第一个赶快擦干，就是比如说你碗洗完，告一个段落先擦干。嗯，然后呢，指甲可以擦，我们说不管是指缘油啦，哈，那个乳液啊、护手霜啊，都可以，它可以让它比较不容易这样好像裂开这样子。嗯，好。那再第三个问题是讲到呃，香港脚跟灰指甲。嗯，哦，这个在夏天也是大宗呢。对，夏天也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香港脚跟灰指甲，它就是发霉。 哦，所以像我们家里怎么样让衣服不要发霉，就是怎么样照顾我们的脚啦。啊，哎，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干爽嘛。那衣服我们可以开除湿机，脚当然没办法，但是呢，我们可以多勤换袜子，袜子可以多换。像夏天，嗯，难免脚走路会流汗呐，或者是下雨可能不小心沾湿，所以我常常都会建议我们有香港脚的患者，就是带双袜子在身上。好，尤其很多是那个学生啊，小朋友他。 从现在又很辛苦，从早上上学那个还有那个课后辅导到晚上可能九点十点才回家。对，那小朋友活动量又特别大，你如果整天都穿一双那个湿湿的袜子，那一定像个脚跟灰指甲很容易发生，也很难好。哦，所以你可以带一双袜子在身上，如果你流汗或者是下雨天沾到水，赶快换掉。嗯，那只要能够干爽，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嗯，呃，可是呃有灰指甲或香港脚的病人，他的 衣物，嗯，呃，他的袜子要要不要分开洗啊？袜子可以分开洗会比较好，因为还是有机会会在这个就是一起洗的过程啊，那个霉菌会跑到其他人的不管是衣服还是袜子身上。OK，好，嗯，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可以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黄小姐你好，呃，黄医生主持人你好，你好，想问一下就是，呃，我脸上最近就会长一颗一颗，不是像不是春春痘哈，可是它它就是会这样好像。 不知道是麦粒肿还是什么，它都不会消失。然后很多个，差不多十几二十颗。嗯。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样要怎么样治疗？嗯，然后，然后术后的话要怎么样保养它？那它还会再长出来吗？因为我看它，它好像就是我一两年就就长了，一直长，一直长，就长了十几二十颗这样。嗯嗯。好，谢谢你，谢谢医生。那其实脸上长这些小小粒的东西，哈，事实上。 呃，绝大部分都不影响健康，所以其实是不必太过担心了。那在美观上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是。 <laughs> 那绝大部分这种都是可以靠镭射来改善，就是可以至少让它暂时的不见。那能不能够永久性的消失，或者它能够改善到什么程度，其实必须要看到它的状况才知道。嗯，好，就有可能它如果只是像黄小姐讲的这个麦粒肿，那。 打掉就大概就不见了，嗯，但是有一些像是我们叫汗管瘤，嗯，哦，这个就很容易会复发，嗯，所以这个还是要在请黄小姐找医师实际评估，然后再决定。看脸上长的那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但几乎镭射都可以做有效的改善，对，原则上都可以改善。好的，呃，来接下一位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喂，呃，主持人医师好，哎，请说，请教，嗯。 我们家小朋友有那个香港脚，然后看医生，他是说要擦，要擦六个月。那他开的这个药可能是不是含有 A 酸呐？所以他擦的时候会，诶，一直脱皮脱得很厉害。嗯，请问这个药如果持续用下去，是不是诶擦六个月对皮肤不会不至于构成太大的伤害？那还有就是说。 我这个，哎，我怎么去判断我的香港脚到底好了没？因为，嗯，擦一大概一个月之后，或许会觉得好像皮肤表面已经好像好了这样子。嗯哼。可是真的要擦到六个月吗？要怎么判断可不可以不要擦了这样子？嗯哼。你有药名吗？哦，它叫速必舒。OK，好。OK，谢谢医生。嗯，是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就好了？哦，基本上。 三点了，就是只要它不红不痒，没有脱皮，那大概用得上就好了。但是其实香港脚，因为在台湾这种比较湿热的天气，非常非常容易复发。 <laughs> 对，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对，我们大概会建议它，即使看起来都好好的，再多擦一个礼拜。 哦，这样就是说，确实的把这些霉菌都杀死，才不会这种斩草没有除根哈，嗯，很容易再复发。你知道医生很可怜，医生常会被说啊，你这不好啊，我插这么久还不是一样反反复复这样子？ <laughs> 对，医心五系不好哦，也要 <laughs> 是因为呃一直复发，对，治病的原因还是没有完全的消除哈。好，那再来说这个是不是真要擦六个月？其实这还是要看呃临床状况了。我认为呃林小姐可能她。 医师会建议差六个月，应该是。 那个小朋友指甲也有一点点被感染，所以他治疗时间会比较长。哦，那有一些治疗香港脚的药，它的确会有点脱皮，因为我们脚底的皮往往是比较厚的。嗯，那这些皮很厚的时候，其实你擦的药根本就吸收不进去。嗯，所以它的确就是要让皮呃稍微薄一点，然后擦药，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嗯，那绝大部分这种擦药并不会说造成什么皮肤的伤害，只要擦了这种不会不会痛啊，这个都可以持续的使用。OK，好，就是呃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 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夏天就是一个比较流汗的季节，流汗是正常跟健康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相对应的处理方式，随时去把它擦拭、擦干，适当的使用止汗膏，呃，甚至是去擦干它都是很棒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谢谢黄千耀医师，感谢，谢谢。